锵锵三人行，哎，两位，呃，最近又有东西看了啊。哎，我现在经常觉得，咱们这真是生活在一个特别的，怎么说呢？其实你应该知足，我们生活在一个真是特别幸运的一个年代。你说这个来往幸运在哪里？五千年，你这就说这个人类历史啊，哎，你能说你千里之外你完全不认识的人的这个艳照，你想看就能看着， <laughs> 是包括明星。 谁跟谁在床上怎么样，你都能看得到。这算什么幸福啊？你要生活在罗马的时期，你要千里之外人的艳照，要什么艳照都在你旁边了。 你看过罗马的那个画面没有？看过他那个浴场没有？这还叫去？你不就想看艳照吗？人家就艳人就在边上，而且是刚好倒过来，多么危险啊！你能看人，人人看你了。是。像最近不是发生一些事情啊？反正每一次一发生这些事情呢，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怕。想到的不是像你，因为你光明磊落嘛。你 <laughs> 也说 <laughs> 可以看看别人哈。然后很多人都不是就想到。照。 明天就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就所以，我我这心里很矛盾，就是当然了，你这个艳照就是发在你电脑屏幕上，你想不看也难。不过我是做到不传啊，嗯，但是呢，呃，心情很矛盾，一方面是幸运生在这个时代，对吧？另一方面很矛盾的就是啊，这种群众的这种偷窥狂啊，也破坏了闺房乐趣。嗯，真的，据我所知，很多人就不玩自拍了。对，那。 本来自拍挺刺激的，挺好玩儿，它是一种增进性生活，哪怕是夫妻性生活，你知道吗？也是一种增进的，有点生活情趣，都被这种玩意儿啊弄得人家不敢了。对，这个是个人类的一大损失。嗯， <laughs> 没错，这个两几年前那个所谓的营造事件，这是嘛哈？后来那男主角啊，冠希兄啊，冠希兄，冠希兄出来道歉，我那时候深有所感 他应该道歉的是说，当然是说没有好好保护档案哈，那电脑白痴哈。第二个就是说完全破坏了大家自拍的勇气哈，所以说感觉说啊以后都拒绝了，你不容易找人自拍了。可是放心，很快过了一年之后，你就看到大家都不管这个事情了， <laughs> 因为自拍的快乐太大了。当快乐心理学告诉我们，快乐大于说。 恐惧的时候，你这所有恐惧都会抛开。但是他说这个，我现在觉得好多过去这个事件呢，咱们就稀里糊涂就聊过去了。可是实际上啊，道理并没有说清楚。呃，而且呢，这个一个事情啊，可以有几方面的道理。你比如说，你咱就较真，现在可以说了，咱们这种都是是冠希的这个这个艳照。一方面来说，你当然这大家说的那些都在啊。 但是它还有个道理啊！你知道，到第二年呢，国际上有一个组织啊，就是研究世界各国的一个性生活方面的一个组织，把这个事件评为亚洲当年的十大严重干预公民性选择自由的这个十大事件之一。就是说，你在另一个道理上啊，一个人呐是有性生活方式选择的自由的，比如说啊，他愿意搞很多。 那么，只要他是成年人，双方自愿，没有强奸，没有这这么诈骗，没有这些犯罪的情节啊，这是他作为一个人的自由。对对对对对对，我没听明白。他说这个事件干预了人的选择的自由啊？对，就迫极大的你侵犯了人家性选择自由嘛？人家选择这样的性生活的方式，但是就被你们这么样的骂。 这么样的攻击啊，搞到实际的情况是，很多人从来不这样过性生活，因为艳照的流传，被迫也要过这样的性生活，这个才是最大的干扰。为什么被迫？听不大懂，对不对呀？什么叫听不大懂？呢？有很多人，有很多人教教科书的说对，有这种这种这个等于是极大的普及了某些颓废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那种乐趣，下这个那个呃呃不是不是。啊。 <laughs> <laughs> 你知道我当时事件流传的时候，有很多人真的是这样，没见过，怎么可能这样呢？我收到的时候，人就说供参考学习用， <laughs> 都是这样的。是是是，所以干扰是那种干扰，它使得我们本来很淳朴民风的很多地方，多少年来没有出现这样。的你说的也不是没有完全，这也是一种干扰，也是一种道理。呃，你记得咱们说的就是某个地方这个什么事儿服务啊，这种按摩呀是三十六式这。 这种服务，这种服务造成的危害之一就是什么？这些男人嘛，去去这种地方啊，呃，浴室啊这种地方上了瘾了。因为咱们的服务的太专业了，从日本 AV，从泰国，从台湾，这家广广这这这这个汇聚啊，甚至有技师啊，甚至有技师啊。这种男人就到了，就是这种三十六式的这种性服务啊，全都不是传统的性行为方式。所以这种男人有一类男人上了瘾之后啊，一你知道一扫黄啊。 他们就跟没头苍蝇一样，无处可去了，而且跟老婆的性生活基本上荒废了，因为难以再满足了。那这这个是有人研究哈，大陆有有几个年轻的朋友哈，搞社会调查的，我还没看到他们报告，因为他们刚开这个计划，就是完全就是研究这个问题，说现在新的年轻的中国，你说合法也好，不合法也好，暧昧也好，性产业哈的泛滥的普及。 他就研究说，哎，当年轻的男人、丈夫哈结婚之后，可是一方面有太太有性生活，一方面就是不断在外面有这么奇奇怪怪的太太，基本上技术上面或者说种种呃，他的道德上面不可能去满足你的方法。那有了这种落差之后，如何来影响你的婚姻关系哈？有人说可能是更好的促进，让了那你就完全跟你太太哈两个夫妻之间把性的那个。 部分不用太太来承担这个责任哈，嗯，你能够更能够那个完全是精神的交流，更看重那个交流升华对， <laughs> 这你说的这精神的交流啊， <laughs> 我就发现前两天我跟一妹妹聊天，我就发现她这个文化水平真是不太够。何 <laughs> 她她这我有时候跟姐妹们在一块八卦别的姐妹嘛是吗？那天我们就八卦另一个姐妹，然后这个妹妹就跟我说说她呀老爱搞那个柏拉图。 <laughs> 我说哎，我说这搞柏拉图，我说那这个精神自跟精神恋爱，对我说跟谁啊？他说跟好几个。 <laughs> 我说柏拉图为什么跟好几个呢？我说你知道什么叫柏拉图啊？你知道他以为什么？他说他呀就是啊跟哪个男的也不定下来，但是呢。 就是跟你玩一玩，跟他玩一玩，跟你玩一玩。一看你那边，你那边要往上冲啊，哎，他就往后闪，但是他吊着你，就是他同时吊着几个男人的胃口。那不叫，他说这叫柏拉图。 <laughs> 我说柏拉图是纯精神的，是说没有肉体上床的，而且甚至是比较单一的，对吧？这个单相思比较像柏拉图纯精神的嘛。 他说不是啊，他上的。哈哈哈哈哈哈！什么实干的柏拉图？你看柏拉图已经变成了现代这个样。叫叫英文有个专有名词叫 teaser，就是说勾引 teaser，就是说我调调侃你，嘲讽你。 啊，taser 就是说，哎，我来好像跟你来勾勾引你，让你对我有些暧昧哈，谈一谈。你真的要上，他又退退后退出来哈，那这个是 taser 这个。taser 对对，这个会会来调侃你。他那个实际上是有的，他他在最后还是有的。对，哎，咱们这柏拉图，咱就柏拉图， <laughs> 你知道最近也有个网上的热门话题，这话题也值得探讨。我觉得啊，有些就是说啊，这个车里边儿。 马路上，公呃高速公路上的柏拉图给拍下来，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是对个人隐私是头等重视的哈，我认为在在各种价值观里头哈，保护个人隐私是第一价值啊。这当然的，人民群众看法都不一样，所以我要看的这个摸奶门呢， <laughs> 为了保护隐私，我可遮住了人啊，车号什么咱们都都，我们都做了处理，咱就是说这个事儿啊，说这个事儿就是一对男女在公路上走，你知道吗？ 这个被这个听说还是被这个高速公路上的监视仪啊拍到，他就一手开车，一手把手啊伸到这个女人的这个这个胸脯，你知道吧？嗯，然后这个女的也是。监视仪这么有效果啊？哎呦，说现在谁在监视啊？ <laughs> 徐老师，以后你开车要小心。 <laughs> 它是高清的，现在科技啊。 他现在能拍到高清的，为什么会楼出来呢为什么会发疯出来？这也是个这也是个很奇怪的事。这很奇怪啊！这个他是一不断在拍无数的车，只是拍到这一片，那个人就醒了 <laughs> 啊，那个监视的人就立刻就醒了。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都值得清查啊，对吧？哎，然后呢，流出去之后，你知道吗？这家伙就人肉搜索了。嗯，人肉搜索这一查一查一查查，查出这个男的是谁了？嗯，你说他这个脸面？ 对吧？然后呢？这个给万炮齐轰啊！然后这个男的呢，还辩解，结果他辩解出来的理由又被人家画成漫画， <laughs> 你们可以看看。他辩解说：“我那天这导演给我们放啊。”他辩解说：“压力很说他是胸脯是女的在睡觉。 落了个蚊子，我打蚊子， <laughs> 打到胸脯上去了。还有说呀，说这个这徐老师是不是有体会？就他突然发了林黛玉了，这是不是？这不不是林黛玉了，西子捧心呐。 就是说，突然发了心脏病。女的有心脏病啊，女的有心脏病。啊我这当时怎么急救啊？在公路上。胸闷， <laughs> 胸闷，闷我就给她揉揉， <laughs> 我给她 <laughs> 揉一揉。听听起来这些都是追女孩子的手法嘛，对不对？呃，心痛不痛啊？替你揉揉揉一下。太流氓了吧？哪有这种啊？那个女的还说心痛，你就去揉那那是打暗号。可是整个事情，第一个是说为什么会揉出来哈？这种片段，可是有话。 收回来，这个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了。假如你上网的话，去搜索什么偷窥哈，从日本、美国、德国、英国全部都有，在 office 里面、办公室里面哈。 车、高速公路等等，全部有偷窥，而且是跟男女有关的那些片段都有露出来。第二个是说，那些网友干嘛要去搜索人家？反正是一个男的摸一个女的就对了嘛。你搜索了干什么？想查一下是不是你老八是吗？是不是你老公是吗？你搜索他干什么呢？哎，这这不是当然他们在在在在搜索呀。就是你看他这说的这个人说这个有人就在争论了，有人说呢。 这个玩意儿是不是隐私？他你看他说的挺有意思，说这个什么叫隐私呢？不可公开谓之隐，跟公众利益和安全无关谓之私。说两者的交集才可以叫隐私。隐私什么止于公德，在你在自己家的车库里摸胸啊，这是隐私。但是你行车时的危险举动，对行车安全构成威胁，这个绝对不是什么隐私。 对，那个呃呃 h u g e Grand，一个英国演员嘛，记得吧？对，在呃好莱坞有一次在街边，Sunset Boulevard，嗯，找了一个女孩子，结果就在那里做那个啊，就是那个口口口的那个口擦，啊， <laughs> 结果美国的警察就过去了，啊，警察过去就就就查到他了，那犯法的。 啊，原来在美国呢，你你去房间里就不犯法，你你去房间里不犯法，结果呢就罚他嘛。那 H g r n 然很出名的英国演员，一大堆的粉丝啊。此事一案发呢，无数的女人呐在那感慨，还开玩笑我说不找我， <laughs> 说为什么何必还要找一个就是黑的黑人的性工作者在路边这么搞定，连房间都不开。但是在美国按法律他也是犯法，这算公共场合，因为你在路边。 即便你的车没开，这香港也是犯法。车他车我呃在车里头，在车里头。但是这个你你车停在街上，这个街上街道还是公共场合，所以你做这个行为，做做性行为，就这个性行为，他的当当然不是摸胸了，对不对？他他那个行为就他那个行为是犯法的，而且还还还罚他还。 短暂的住了一段牢嘛，有吗？对，而且他们外国人说呀，就说你有时候在公路上，嗯，呃，开呀，尤其是晚上，你做这个什么嘴做的这个事情啊，他也容易。 看不清，说也发生过那样的事儿嘛？就弄了半天，这男的没有什么感觉。原来呢是把那个手刹 <laughs> 认错了手刹， <laughs> 你知道吗？那么我刚说，在美国是犯法，香港也有一个法律可以完全抓的哈。香港叫车震啊，震动的震。对对对对对。香港有一个法律叫做在公共场合进行不道德行为，这个这也是犯法，也是罚钱。那另外，假如 像这种事情发生在香港哈，我也看到这种新闻，马上请教法律界朋友、呃警察界朋友都问了哈，以求那个安安全。他说那个可能可以控告你危险驾驶。 不小心驾驶哈，假如特别假如你出了状况况哈，因为你开车的人有责任，双手放在胎盘里面嘛哈。然后可是话说回来，说这个当然是吸引啊，因为这是什么东西来拍的呢？是高速公路的政府的对哈镜头嘛？是公权的监视机构。其实它是有一个，不管是有没有写出来的呃呃条文，是应该是说这些只是为了。 摄影只为了防范交通安全，没错，才用的，不能给给你这样拿出来用。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问题。它流出来，这个是一个失职。 没错，哎，流出来是一个失职。网民好奇的去打听呢，你也可以说他们是出于对交通安全的 <laughs> 大家的普遍的忧虑。因为因为说实在话，我在呃路上开，这有车从对面过来，你要来这么一道风景，我也怕。没错，不但你自己出事我也出事啊我也怕，我的命也在他的波上啊！这个这个这个是自动波的，手手动波。所以这个这个开车的人关心这个，钥匙在箱。 香港这个是停在停车场，那估计大概警察也不监控你了。嗯，啊，就是，但中国的事情呢，就是你知道混合几个层面的问题都混合起来了。对，就是说交通安全啦、私隐啦，还有不道德啦、性行为啦等这些问题全混在一起。而且我觉得这个男的解释也是好玩、有创意啊，什么替他揉揉一揉心脏病。 <laughs> 我我就就看到，我就想象倒过来呢女的应该怎么样解释呢？ 啊，假如是那个女的按住男的呃下体啊，怎么解释呢？说那个男的手刹拉手刹， <laughs> 说那个男的尿急，我怕他尿在裤上， <laughs> 替他压住。 <laughs> 这咱也不能这个随便埋汰人家。据说这个男士最新啊又有新的清，嗯、到底是什么？广告之后，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这个摸奶的这个男人啊，现在说有一个叫绵阳邓嘉林的微博，呃，没有什么认证啊，但应该就是他本人。他说我没在任何微博发表过什么声明，这是我唯一的微博。说什么我声明当天搭车的女孩子突发心脏病，就刚才咱说这传言，我用手捂着她的胸部去医院，这全是瞎扯。好汉做事好汉当。 那个女孩是我公司的职员，现在已经不在我公司了。我们也没做违法的事儿，只是否抚摸一下，犯了啷个天条？这个 <laughs> 四川的啊，说说我要起诉交警也是胡说八道，这事儿我认栽。我已经跟家人坦白，家人也原谅了。你们没得细看，哎，你们可以骂我，我不会还口，但请不要骂爹骂娘。我有捍卫家人尊严的权利和义务。严正声明，这他一条一条的发呀。 本人不是公务员啊，那这个姑娘不是某大学的在校生。呃，网络流传的所有什么东西跟本人无关。什么我想是呃什么不要私信我，我也不接受采访，也不要把跟我不相干的脏水往我身上泼，谢谢。就是这个，看看来就是这就是这个正主。哎，我真是觉得你在大家最后聊到这个正经事儿上，就是说。 如果是这个监控公路监控摄像头拍的这个玩意儿，是怎么交通监管资料怎么泄露出来？由此你想起现在很多餐厅里，你也有那个录像头、摄像头，你为了防盗或者为了什么，如果有这个人家的客人的隐私的资料，通过你这个渠道漏出去，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包括我就说。 一个司空见惯的，整天接到这个电话，啊，先生，您的房子要不要出租？要不要卖？这个肆无忌惮的呀，把这个人家的资料弄出去，这会给人家，我我认为这是当今中国呀特别严重的一个事。当今中国应该逐步开始建立一些准备工作，要要有一个网络上的法律。嗯，我觉得这个迟早是会有，要越早有越好。 就是说，你你不要，你不要很简单，你去呃到人家窗口去看人家，人家可以可以来打你，对不对？那你现在在网络上用用这样的方法来做，你报了一个东西跟人家事实不相干，你你诬告人家，或者说你就总之法在法律上要有一套惩罚的装置，可以来限制人在用网络来来做非法的事情。对，可是那个好法律啊，我。 看那个一些朋友谈到这个问题是说，其实都有了，可能分散，没有像子东说，哎，可是都有了，什么妨害生育、作假、毁毁毁谤，还有泄露你的私隐隐私哈，都有了。问题是说，你作为一个普通小市民。 要去告那个成本有多高啊？不是普通人来呃弄得起的，而且普通人碰到这种事认栽嘛，就摸摸鼻子要走开哈所以我觉得这时候摸乳鸽是摸奶摸摸奶摸奶们啊，对，他也蛮有勇气的哈，就是站出来完全面对哈，然后再来警告哈，就像当年冠希兄一样， <laughs> 就来开记者会，也他也知道会被人家取笑的嘛，他用法律来谈。 各位啊，这些照片是我的。假如你们还在流传，我就会告你们。这样哈，他要面对这个问题哈，可是要有，要么要有这种勇气，要么需要有冠希兄的那种版权啊，他能够打官司，真的有法律有他的后台。我们普通老百姓啊，碰到这种事情是非常也无能为力。我觉得老百姓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把一个事情的不同层面分开。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每个老百姓都应该做。 也可以做到的。就这件事情说，怎么分开呢？第一，你在高速公路上你这样开车，你做这个行为对不对？不去讲它，但是危险驾驶，这个种情况下，交通部门拍下来给你吃罚单，警告你，这个是对的，合法的。你这个行为是应该受到谴责的，这是一个层面。第二。 你这个拍到了我的东西，你给我吃罚单这一套是合法的。你传到网上去，使得大家作为一个八卦新闻来人肉搜索，你传出去是非法的。你那这是两回事，情对不对？你知道这个中国人呢，对隐私这方面，我觉得极其没有什么概念。但是我觉得这特别影响幸福，甚至是创造力。 你比如说北欧，为什么？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全北欧的人基本上很尊重。